锵锵三人行，马博士这一身都是太太送的啊，真是对对对，都是他。这年头被老婆养起来的人不多呀，对。他说：“ <laughs> 你用‘送’这个字听起来比较温暖哈， <laughs> 你说强迫我， <laughs> 强迫我用的才对。可是这个会有一个问题的，我有时候觉得是阴谋哈，嗯，因为习惯的嘛啊，他送东西给你用，给你穿什么哈，那你第一个失去了买自己东西的能力啊，对不对？你的。” 对，瘫痪了。你不懂得什么时候去买，几种开口。哎， <laughs> 我没衬衫了，去买吧，你买给我吧，等等。然后你就没有处理事情的能力了，要依赖他。第二个呢，朋友别的朋友不能送东西给你了，因为从来你的东西不会自己买的，都是老婆买的。哦，假如外面的，比方说文道突然送个表，送个领带给我。 一定有问题，为什么人家要送给你？ <laughs> 没错，一定是其他可能是女性送给你，你就绝对不能用那些东西。说出了所有他想干干不成的事。 <laughs> 下回要是女性送给你东西，你就跟你老婆说是我送的，对就行了。他太我我跟你老婆保证说，得信我吧，大嫂。 <laughs> 这个他太了解你了，他知道我从来不干这种事，从来不送东西给我。我想他更了解的是你啊，这个佳慧博士，这个整天在公开场合表现。 感恩的样子，实际上心里对太太，我知道是非常好的。嗯，这个你知道吗？是是，女人可以没有男人，嗯，男人不能没有女人。这是我的健康学研究， <laughs> 获得了 <laughs> 英国科科学家小组的承认。他们的统计调查表明啊，离婚、单身生活，女的不大会死，男人死的多，短命。 你知道吗？就女的，呃，过婚姻生活的和离了婚之后一直单身的寿命差不多，没有表现出明显差异，反而是男的，男的呢没有变成官夫了，就是离了婚官夫啊，呃呃短命，然后呢有老婆的男的，哎，相对长命。 这是真正科学的调查，所以说啊，我就说为了健康起见，我们也得有个老婆，当然多点更好， <laughs> 是吧？一说点不一定更健，更多健康，哎，可能是 <laughs> 可是。就我现在要说什么事儿啊？女人们也很可怜啊。这最近今天这一集节目，咱们就讲这个健康啊，讲健康。我们这个编导小韩呐，命了一个题目，就今天的话题就叫“胃你好吗？”嗯，为什么叫“胃你好吗”呢？就是说呀。 咱们可以看看这张照片，北京一个二十三岁的女孩，你看，哎呀，真是多漂亮一个孩子啊！她竟然因为胃溃疡死了。十二月十六号，因为急性胃溃疡导致失血性休克去世，年仅二十三岁。她生前啊，那几天天天在发微博。十二月十四号，她说胃疼，还在上班。十四号呃深夜十一点多，胃病发作。 十六号就急性胃溃疡去世。你看，提前几天他都在微博上就就说：“哎呀，我这个胃啊疼的受不了啊，或者什么呀，今天又是搞到吃晚饭十晚上十一点多，可能加班加到晚上十一点多，哎，又是这样吃晚饭。说他长期啊这么深夜吃晚饭，甚至我看到他呀有点学我呀，就是说。” 为了减肥啊，他说他还说要保保保健康，这是我跟某些明星学的一招。所以明星，你说他有什么好啊？明星，你不说他过的是难民的日子， <laughs> 他们要保持瘦。但是有一部分明星，遗传是会胖的。他们就告诉我，我说不吃饭不行啊。他说啊，早餐、午餐可以吃，晚餐不用吃，就是说这是健康的。说你只吃早餐和午餐，然后一定要跑出来，跑甚至跑两个小时。 把吃的这东西都跑出去，这样能够瘦，维持一个体型。这个姑娘也曾经在微博里说过，说为了减肥，但是我也想为了健康，我呀就只吃早饭和午饭，坚持不吃晚饭。如是种种，但是最后怎么会因为一个胃溃疡要了命？嗯，这可能是不晓得病病嘛，是各种你说急性肺炎也会死，胃炎也会死等等哈。这个病我们都不是专家，很难说。 可是我刚听你说，他之前都不断有发微博嘛，啊，就说自己胃怎么样痛法，怎么痛法哈。那我好奇是说，他发微博这个事情听起来也不是那么急嘛，是好几天了。对，你说他都发了微博好几天，求救了，或者说感叹，为什么情况在什么情况下他会没有办法去处理呢？真的是太忙吗？还是完全忽略了这个这个讯号？就是说，你一般人觉得胃有点不舒服，还不至于你不上班或者到医院。 他没这个，没这根弦儿啊，没这个警惕性啊。嗯。不，过我我是觉得，呃，光是说吃的少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嗯。比如说，像很多出家人，像我的老师，他们南传佛教出家人都是日中一食，不会吃晚饭的，数数十年如一日就不吃晚饭，没有晚上那一顿。有些禅宗的法师也是嘛，对不对？一天只吃中午那一顿，或者甚至早上那一顿。 呃，但他们也身体很好，所以从这里面可见啊，这不只是个吃的问题，还在于你用这样的一个吃的方法，你有没有一个配套的一种生活的方式跟心态？嗯，你比如说对出家人来讲，也许他平常生活很简单，对他有修行，对他的心情很轻，他的能耗很低呀，所以呢，他变得就是他吃的少。 但是她精神各种状态都很好，没错。但是假如你像这个小女孩，我猜这种胃溃疡啊，不只是个吃东西问题，多半也跟工作压力有关。嗯，就你如果说你这么吃吃的很少，而且或者说你你过去一辈子都是一日三餐，忽然之间一下改了饮食习惯，同时工作上又特别忙，压力特别大。 这时候胃才会出事。这个我的感觉就说是这个，我就研爱爱研究这个统计啊，呃，跟心理因素呃有一定关系。比如说金正日得这个病，呃，我也看到英国科学家 <laughs> 为我调查说啊，这个在心脏病人当中啊，最大的比例的就忧郁症最多，不是说啊，不是说得心脏病的都有忧郁症，但是得忧郁症的概率上更容易闹这个心脏的。 毛病，就是跟你的这个心理啊，咱们就添了点堵嘛，心里添堵嘛，在这可能有有一定关系。而且像你刚才讲的，也有一个因人而异的问题。我现在发现医学这个事儿啊，真的是，你像我的这个呃，我前几天去复诊，我的这个这个香港这个医生还跟我讲，他老说我吃的多， <laughs> 可我吃的非常少，因为我戒烟之后我就胖了嘛。 我就吃的就很少，他老是说，他说你不要吃淀粉类的食物。我说我每天吃米饭，我现在都数着粒儿吃啊。 <laughs> 说说他们说早早年说鲁豫吃饭，或者说你是数着米粒儿吃饭。 <laughs> 现在我也差不多。你也搞到鲁豫这样。可是他也说，呃，他说还说你吃的多。他给我讲一个道理哈，他说这个精白米、精面、白面粉呐，这个大米啊，这精精的东西，它有一个什么呢？ 效率太高了，他说一吃到身体里，马上转化成糖分，就他他这个，因为他精啊，一下子就转化了，这样你身体负担就重了，长脂肪或者甚至是血糖高啊什么的。他说你要吃那种啊，转化有过程的，所以你看现代人都是这种目的性结果。它实际上它是带皮儿的，粗粮，这个呢它转化纤维素比较丰富的，比如说糙米啊对，他说这个转化是有个过程，而且有纤维素，那么。 后来我说，那为什么普天下的人都吃大米吃白面，他们怎么都马家辉这么瘦？我为什么就胖？他说，就说啊，个人体质不同，你也许你的代谢有点问题。嗯，所以我就感觉到这个真是胖子喝凉水都胖啊！我这样听起来，医生的确蛮好当的。我的经验是，不管你看什么科的医生。 他到最后一定大概跟就跟你讲这个，你吃太多了， <laughs> 是吗？你戒烟的，不要晚睡哈。因为坦白讲，专业医疗那部分很快就讲完了嘛。他讲的少为复杂是吗？讲我讲的少为复杂的，你都听不懂的，对，也没有需要跟你讲。所以其他基本上就是 common sense。 其他讲的哈，他大概跟你讲十五分钟，有十三分钟就讲那个常识哈。然后那个东西基本上买本书哈，不是买文道那个常识哈，买本医疗的什么健康健康教育都是这么教的，都是这样讲啊。糖分有两种，好糖坏糖，什么什么好胆固醇坏胆固醇，容易消化不容易消化哈。晚睡你身体体质怎么？要 <laughs> 听得很舒服。嗯，对呀， <laughs> 然后我就走了。 <laughs> 那有一个重点的差异，因为他是医生，嗯。 于是，同样是你小学健康教育讲的话，今天一个医生跟你说的时候，那个背后的科学权威，那个意义太重大。是啊，我昨天晚上立竿见影的， <laughs> 我就变成兔子了。晚饭只吃绿菜，不吃米，不吃面了。我现在就这样了。喂，你好吗？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个木心先生今天三点去世了，也去世了。嗯，就是陈丹青说他文章写的好那个，在乌镇是啊，他文章写的好，那就好。那感觉就是说，因为他长文章、短文章也有嘛，他有一些像语录一样的东西，对不对？嗯，一看一两句难忘，而且真是英俊啊！木心英俊，长得就像希腊的男的。 雕像一样，嗯，而且人也是同性恋啊，非常美，对不对？画也画的好，只是他的文字很特别，就是一种有一种特别的魅力。哎，按说他的晚年，但当然他是这个这个善终了，是吧？这个这个活的岁数也很大了，我就觉得现在会不会有这种呃，有些人有过劳的问题？ 你比如说，呃，咱们讲到这个这几年的这个新闻，死人的新闻哈，有几个比较引人注意。加上咱们今天说这一出啊，就累死几个，在中国大陆累死几个小白领，就是怎么会累死？你知道，我现在觉得有一个感觉啊，就咱就说这个乔布斯，那天跟徐克聊天，不他讲这个事儿啊，就你不是研究李敖嘛？李敖有一个观点啊，我这个有保留的同意。他的意思是说啊。 他说：“这个乔布斯啊，呃，有那么伟大吗？”他说：“其实说到底呀，他也就是发明了一个工具。可是呢，他的意思是说呀，这个素质没素质的这个人呐，你有这么一个工具，你还是胡逼蛋扯。 <laughs> 你你只不过你你看看他们在微博上在 Q Q Q 上这些个对吧？这这这这这这这些个胡扯的东西，你就会发现。” 你只不过是有了一个东西，你你大量的时间耗在这儿。但是我为什么说我说有保留的同意呢？因为我还发现乔布斯的一个害处。 <laughs> 你知道，乔布斯，我真的我现在也觉得他有那么呃伟大吗？我有有种怀疑。为什么呢？我现在感觉他给我增加了很多麻烦。嗯，按说我不是温家宝总理。嗯，可是你知道我现在的时间呢，比那个。 比那个就是我像守财奴一样在算我这个时间，我觉得我比国家主席都忙。为什么呢？我就觉得，因为啊，这个从比尔盖茨啊到乔布斯啊，你知道吗？实际上他提供了一个可能性，他提供的这种可能性啊，实际按说是方便，可是这个方便却使得你更加忙，因为他提供的这种可能性是可以让你在五分钟之内同时处理八件事儿。 你明白？呃，过去你从甲地到从中环到铜锣湾，你坐车上你也干不了别的， <laughs> 看看风景你就去了，有个悠闲。可现在你坐在车上，一机在手啊，你也可以给他发个信息，跟他联络着，哎，也可以跟他回个邮件，还可以在这儿看着新闻，还可以在这儿准备着节目，还可以跟小情人唠嗑， <laughs> 你就你知道吗？ 他提供了这种可能性，把人的贪心呢，就是想想干更多事儿的贪念，嗯，逗引出来。因为他，所以我每次哈看到很多经常见的卖手提电脑的广告，你们一定见过哈，不同牌子都用那种创意来做的，总是在海滩，一个年轻有为的年轻人捧着那个手提电脑，非常高兴的，电脑上面荧屏幕上面显示一个报表。 电脑报表， <laughs> <laughs> 然后呢？语句就是说：“有了我这个电脑，那么轻，那么快，那么好用，你可以一边度假一边跟全世界联络。”我每次看到那种广告都觉得真悲哀啊。 以前我们去海滩，就是去海滩，对不对？就抱着那个女朋友也好，老婆也好哈。现在是带着那个电脑来打报表哈。所以现在重点在于说，收回你说你有所保留的部分啊，那它伟不伟大？我觉得说，你有了那个工具，我们相信那个可能性在哪里？就说你本来不怎么样的，本来你是没有机会借出的，可是那个工具给你一个机会，你永远不知道。 从工具透过工具联络到的人，你会发展出什么来？不然的话，你我们假设啊，你是聪明就聪明嘛，聪明不需要工具也是聪明，也是笨蛋，给你工具也没用。我们不能做这种假设，我们假设每个人差不多了，没有像那么天才，也没有像我这么笨的哈，就是呢差不多了。给你一个工具发展出来，我觉得它伟大，那个工具的伟大是在这里。是，但是呢，就是说。 呃，这到底是佛还是魔？ <laughs> 你知道吗？在人定力不足的时候啊，是你提供给我这么样一个可能性的时候，我现在发现就是你会特别的忙啊，你你你你宅不会。首先，比如说你有了手机之后，自从我们有了手机之后，就基本上没有了上下班的区别了，没有了，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趣。我们进入了这么一个过渡，我常常说这是过渡沟通的时代，进入这么一个电子过渡沟通时代之后，呃，好像整个资本主义啊。 的生活的划分方式又有了一个新的变化，这话怎么讲？因为念社会学就知道，社会学家或者历史社会学家会告诉我们，我们现代人的所谓的工作跟休闲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二分法，是资本主义到十九世纪之后才出现的一个产物。嗯，你比如说像以前一个礼拜工作要有一天假期，法定假期，嗯，要有周末假期，这都是。 资本主义后期才有的东西，嗯，要有一个法定假日，也是后期才有的东西。因为你以前你想想象得到，以前你在农场，在农地里头，比如说我们以前看一些老农民，他们是没有什么的，叫做我现在放下班我休假，不会有这个概念，他就坐着坐着累了我歇着，嗯，歇好了再做。那如果真要休假呢？那是由自然决定的，比如说收割完了，天凉了，等过年了。 那你就休假，对不对？这不是一个你的工作内部，你可以区分出来。我每天工作几小时？什么没有这个概念？所以像那个阿多尔诺，他不就抨击嘛？他说他认为最好的生活就是工作休闲分不开的生活。说他就是那样，他从来不区分这个。我觉得现在我们到了一个新时代了，我们终于回到了阿多尔诺 <laughs> 想望的那个时代，真的彻底分不开。嗯。但这个彻底分不开，跟前资本主义的那种分不开又不一样。 啊，不一样，前资本主义那种分不开呢，比如说农田里面那种生活，你说我分不开休闲与工作，呃，那种状态是一种更自天人合一嘛，更舒适的、更舒适的自然。现在我们这种呢，就像家辉讲那个，你抱着个电脑到马尔代夫，没错，上面这个图片， <laughs> 真的是现在我的感觉就在日理万机啊，一点没错，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觉得是对自己的野心呢更大了，嗯，所以为什么这个佛家常讲这个五欲六尘呢？嗯，是给你提供了很多方便之后啊，让你啊对成就一个自己的野心更大。于是你知道我现在就是说过劳，为什么我说忙啊？ <laughs> 你好比说我我现在觉得，哎，我要运动成就自己，我得我也有身身体要好啊，哎，我也不能胖，我要锻炼好。 每天跑步一个小时，这对于现代白领是一什么概念？你知道，你跑步前后得有准备工作啊， <laughs> 完了得洗澡换衣服，这一折腾俩钟头，对吗？俩钟头好，后来我想这还不够，我还要更进一步。我说我每天游泳一个小时，你知道，那我的生活就变成了飞。从早上起来，说我以后要做个吃早餐的人，我 <laughs> 工作还得照常做着，朋友还得照常交着，你知道。 过去的你一点都不想放弃，然后呢，你又觉得你可以更多。有些呃公司老总前几年猝死的，你知道很可笑？猝死在哪儿呢？猝死在跑步机上。嗯，半夜十二点， <laughs> 我今天这任务要完成，是吧？我的体型要维持，我还在跑。 猝死在跑步机上。那可可是，假如你说用网络会让人家贪心啊，想做更多的事情的话，哈，这个当然要自我控制的问题嘛，懂不懂？得懂得去控制哈。可是问题在于说，他真的有那种好像吸毒一样，有我们叫上瘾了，上瘾的特质，你一定会所谓上瘾。其中一个定义就是说，你一定要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才能给你同等的快乐满足感啊！它里面东西为什么呢？有生理学的啊，证据的哈。所以很多的研究报告是说，那你上网晚的那个动作，眼睛跟那个资讯的互动的情况，会不断挑动。 刺激你大脑某一个区域会改变的啊，会改变你某个区域区域的结构，生理结构。所以呢，你这完全是几人以后从那个方式来面对跟人家来交往，来面对都哈，你已经不耐烦。 甚至不耐烦。现在年轻人啊，不耐烦看完一部电影，是是是，完全不耐烦哈。他是有生理的。软件改变了硬件。对，他生理基础在那边。他那个 attention period 也短了。对对。所以呢，现在呢，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就是我们有这么多方便，我们可以拥有的东西更多。嗯，但现代人的一个基本特征，叫做就政治哲学叫叫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意思就是占有性的个人主义。什么意思？就是现代社会底下，我们每一个人。 用来定义我自己的方法，成就我自己的方法，就是占有一些东西，占有，嗯，拥有一些东西，占有一勇占一些东西，拥抱一些东西，对，有的更多，我更大，对我更有意思，我生命更丰满，我更有成就，对。但问题是，现在这么多工具这么方便，我们理论上可以有的更多，嗯，但是有的更多，就是会出现你刚刚讲那个情况，您很忙，对，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学好我们怎么丢。 我一直在学的是怎么样去拥有，从来没学过我应该放弃一些。比如说，你如果现在变成这样的生活，你每天要运动两小时多，嗯，又要变成一个吃早餐的人，对，那你早睡早起了吧？对，那你窦文涛就不可能再过一个十几年前那种日子。比如说晚上哥们叫你出来聊天什么，你就不可能了，没错，你就该丢那个了。哎，但但然后呢？但是那个呢， <laughs> 可能在心理学上对我有意义，嗯，没没没那个，可能这人抑郁成疾， <laughs> 你知道。 今天我们公公公公司一个司机就讲，他讲他的根本没有时间做运动。他说我每天忙完了，晚上回家已经九点十点了。他说我洗洗吃完晚饭洗好澡，我再看一小时电视，我就是困了，就就不是就十二点以后才能睡觉。我说那你不能不看那一小时电视吗？嗯。他说哎呀，我每天只有这一小时电视，提供他是我一个人，老婆孩子都睡了。他说你知道那是我一天最舒服的时候。 他说：“如果我不躺在那儿，看着一小时电视，我这一天就像没过，都在为别人过了一天。”那也要理解为什么现代人的工作时间。接着，接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